课文四，我是一个中学老师，教学生画画儿。每次下课前，我都会把下次学生需要带的东西写在黑板上。但是每次上课时，总会有学生忘了拿铅笔，所以我有点生气。不是因为。 他们没带铅笔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学习习惯。生词：教画需要黑板。